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二百五十八集。叶崇玉几人各自拿出保命底牌，他们一直逃出去很远，确定身后再没有追兵后，才敢松一口气。逃跑的时候，大家各顾各的命。 直到安稳下来，巫族大祭司询问红莲妖王：“妖王，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coughs> 红莲妖王摇头，他刚刚有动作，就又侧脸吐了口血。巫族大祭司忧心，立刻用治疗术给他医治。然而巫族和妖体质不同，大祭司的治疗术使在红莲妖王身上收效寥寥，只能说聊胜于无。 这是巫族大祭司第一次见到林清霄动手，他看着红莲妖王的伤势，颇有些不可置信。林清霄是不是在攻击中加了什么暗算？伤势怎么会如此之重？叶崇玉沉沉叹气，他的修为又精进了。叶崇玉的话说完，在场众人都陷入沉默。 巫族大祭司还是不能相信林青霄随便一掌就能把统治一方的红莲妖王打成这副样子。巫族大祭司皱着眉说：“可是我们离开十分顺利，他根本拦不住我们，并不是他拦不住，而是他没有拦。”叶崇玉想起刚才那一幕，脸色阴沉。他忙着拐骗天道，自然不愿意在天道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我们虽然顺利离开，但是不能侥幸。 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派了追兵追过来，众人连忙点头。云梦涵心疼的给红莲妖王擦血，抬头说：“可是风雨晨被他们抓走了，我们不能弃风雨晨于不顾，要赶快救他回来。”云梦涵的话说出来后，叶重玉和巫族大祭司都没有搭话。风雨晨被他的姐姐抓回去，说白了，这是风家的内务，关他们什么事儿呢？ 云梦涵本以为众人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结果他说出来后，在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就连巫族大祭司也皱着眉问：“林清霄法力高深，手握强权，我本以为天道会主持正义，没想到天道竟然助纣为虐，一味向着他，我们该怎么办？”天道不公，我早就感受到了。叶崇玉冷冷的嗤了一声。 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只昆虫，说：“幸好本尊预备了后手。既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本尊便逆天而行，反了这天。”魔尊，你……叶崇玉皮笑肉不笑的勾了下唇角，放昆虫飞入草木中，一瞬间就失去了踪迹。本尊早就准备好了，现在去冥界取神器的人。 应当已经找到地方了。云梦涵还懵懵懂懂的没明白。巫族大祭司愣了一会儿，猛地反应过来：“ <laughs> 你故意的！”叶宠玉早在出发前就兵分两路，一路在明，随着他去营救天道。另一路在暗，悄悄进入冥界，去大祭司所说的地方取神器。叶宠玉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营救天道。 他故意折腾出这么大声势，不过是为了转移林青霄的视线，让另一路能顺利潜入冥界而已。至于拉拢天道，能成功最好，不能成功也是意料之中。因为他的底牌从来不是天，而是他自己。依靠别人太过虚无缥缈，叶崇玉更喜欢把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叶崇玉阴冷一笑。 目光中满满都是势在必得。兵不厌诈，林青霄，你中计了！巫族大祭司看着叶崇玉这个样子，莫名觉得心里发冷。巫族与世隔绝，村民大多十分单纯。大祭司作为奉神人员，从小被精心培育，虽然比普通村民警惕许多，可是本心依然是向善的。 他的世界非黑即白，觉得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林青霄独断专行，发动战争是恶，那么林青霄的对手自然便是善。巫族大祭司没有想过，他认为正义而善良的魔族一方，竟然也会使用阴谋诡计。正义之师光明磊落，只有坏人反派才会用阴谋啊！巫族大祭司受到极大冲击。 云梦涵没有关注男人这边的阴谋阳谋，他依然忧心忡忡的问：“风雨晨该怎么办？我们要赶快去救他。”自然无人答话。今夜发生了太多，再加上红莲妖王有伤在身，叶崇玉很快找了安全的地方供众人休整。云梦涵依然嚷嚷着去救风雨晨。往常正是云梦涵的善良天真吸引了巫族大祭司。 但是今日巫族大祭司心里乱糟糟的，没有心思听云梦寒的话。他避开众人，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祈祷。这是巫族每日必备的功课，可是今夜大祭司心不静，良久都无法投入到祈祷中。他长长呼了一口气，拿出甲骨，缓慢占卜。神灵在上，与我指引。天道为何不公？战争为何不息？ 我族为何会覆灭？信徒诚心祈祷，望神灵开恩，让大地重回和平，让人心重回上古。洛寒跟着林青霄一路微服出巡，顺着河流去寻找女娲留下的石头。他们今夜在河边一座碉堡中落脚。冥界没有白昼，一年四季永远都是黑夜。 亘古不息的忘川河边，一座阴沉沉的堡垒坐落在火一般的曼珠沙华中。堡垒屋顶尖锐，直指上空，宛如万箭穿心。堡垒的门也是厚重的，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声音。洛寒不太喜欢这种阴暗的地方，然而入乡随俗，冥界所有的建筑都是这种风格。 冥王费尽心思给他们安排了住所，洛寒不太好发表意见。洛寒的屋子在楼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外面血一般的彼岸花和蓝绿色的忘川河。挺妖异，要不是林清霄就在隔壁，洛寒也不是很敢住。他白日坐了一天船，回到房间后换了身衣服就打算休息。睡前，他照例打开面板。 发现一条奇怪的祈祷，洛寒看着对方的名字，意味不明的笑了。 <laughs> 让我来看看是何人状告本官。洛寒每天都要收到不少祈愿，绝大部分被他一见一读只有极少数引起他注意的才会被打开。凑巧，今日就有人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洛寒看到了巫族大祭司发来的祈祷。 他们不久前才揍过男女主和男配团，可想而知，巫族大祭司不是在骂洛寒，就是在骂林清霄。洛寒怀着些许好奇，点开巫族大祭司的祈祷。很好，是骂我的。洛寒脸上的笑更友善了，但是当父母官的总不能和他们较真啊。只不过，无论巫族大祭司祈祷什么。 恐怕都不会实现了。带着洛寒的名字向天道告状，能成功才有鬼呢。洛寒关闭大祭司的祈祷后，本来打算睡了，但是关掉手镯前，洛寒犹豫了一下。他身为天道，就注定他大多数都不能以私人感情看待事情。巫族大祭司说他天道失德，洛寒懒得理会。 可是他导词中提到的巫族灭族，洛寒既然知道，就不能坐视不理。洛寒从林清霄那里看到过无忧城的消息，知道巫族灭族，盖是托了叶崇玉和云梦寒的福。可是巫族大祭司不知道，他至今还信任着那两人，认真的保护云梦寒，尽心尽力的为叶崇玉卖命。如果他知道真相，该有多崩溃啊！ 洛寒微微叹气：“哎，上天有好生之德，在掉入火坑前，上天会给予任何人一次觉醒的机会。”洛寒重新打开面板，回复那条他原本关掉的祈祷。巫族大祭司祷告良久，扔出去补牌。他已经占卜三次了，每次都是空。这一次扔出去的时候，他已经预料好一无所获了。 然而，没想到这次龟甲在地上碰撞，摆成了一个“奇”的形状。巫族大祭司愣住了，冥冥中理解了这个卦象的意思。大祭司完全怔住了：“上天警示我，勿要轻信身边人，这是什么意思？”以前他从未得到过明确的回应。占卜在巫族中更像是一个程序，一项礼仪。 早已失去了实际效用。这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响动，大祭司猛地惊醒，下意识将骨牌收起。云梦涵踩着草丛而来，见到他，立刻惊喜的扑过来：“大祭司，你怎么在这里？”巫族大祭司手里握着骨牌，此刻看到云梦涵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云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laughs> 我睡不着，就想找人说说话。妖王在疗伤，魔尊也在忙，我只能来找你了。巫族大祭司应了一声，沉默下来。他隔绝人世，不太懂外界的人情往来，但是最基本的情商还是知道的。云梦涵这些话怎么说呢？未免把他巫族大祭司放得太低了。 <laughs> 云梦涵总是无意如此，巫族大祭司知道他没有恶意，可是，一而再，再而三，没有男人能忍得了，只除了红莲妖王那种不考虑未来，也没有道德的妖物。原来，巫族大祭司一直觉得叶崇玉薄情，冷遇云梦涵。然而现在，大祭司忽然发现，这两人渐行渐远，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云梦涵一无所觉，他都没有询问就坐到大祭司身边，丝毫不管大祭司刚刚正在祈祷，很可能有一些不方便被外人看到的东西。巫族大祭司默默收好祭祀用品，问：“你怎么了？”我在担心风雨辰。云梦涵颦着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说：“他被他的姐姐抓走了，他的姐姐。” 既不温柔，也不友善，万一苛待他怎么办？巫族大祭司不由皱眉，他怀着好心，再一次提醒云梦寒：“这是他们凤凰族的家事，他回到族内，和他的母亲族人生活在一起，想来不会有事的。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巫族大祭司停顿，问：“那你觉得该如何？” 让风雨尘永远停留在云梦寒身边吗？可是云梦寒已经成婚了。云梦寒支吾着说：“我也没想着拆散他和他的亲族，我只是担心他。他曾经和我说过，吴州的日子憋闷又无聊，哪有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他被家族强行带回去，一定不会开心的。” 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